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九十六集。云梦涵跪在铺垫上，手里缓慢摇动铅筒。他在巫族村落里待过很久，耳濡目染，知道一些简单的祈祷仪式。 他心里很乱，自从他做了那个梦后，就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他太过迷茫了，只好拿起了之前一直看不上的巫术。他不求结果，只想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一些。诸神在上，请给予信女以指引。云梦涵并没有期望得到回应，这不过是他自我安慰的手段罢了。可是摆在案台上的女娲神像。 突然动了，神像的眼睛依然慈悲空洞，可是嘴唇却在上下开合。你想求什么？云梦涵被吓了一跳，他下意识躲了一下。等意识到是神像说话，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。可能是女娲相貌太慈悲的缘故，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云梦涵竟然不觉得害怕。 他呆坐了一会儿，喃喃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失去过。我不知道我还能求什么。”神香不再说话，云梦寒枯坐良久，问：“明日就是我的册封典礼。据侍女说，非常盛大。这是另一个世界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这是不是说？” 一切都不同了，我的生活会好吗？女娲神像半垂着眼睑，似悲似嘲。你若是真的相信，何须求神拜佛？你若是不信，又何须从神灵这里套出肯定答案？云梦涵颓然丧气。 是啊，他说这么多，做这么多，不过是想听别人告诉他：是的，你的生活会变好。说来奇怪，明明是女娲神像发出的声音，可是云梦涵莫名觉得耳熟。云梦涵垂头闷了好一会儿，低低地说：“可是，他爱我。”他的声音低不可闻，如同呢喃。 不知道想说服神像，还是想说服自己。他伤害你的身体，践踏你的尊严，离间你的朋友，让你一无是处，无家可归。你却觉得他爱你。神像上的光芒渐渐淡去，声音也飘渺起来。天不救不自救之人，既然如此。 祝你如愿以偿。云梦寒意识到神像要走了，他突然尖叫了一声：“等等！”他声音尖锐，都破了音。云梦寒不顾会不会被侍女听到，慌忙问：“巫族大祭司呢？我得到了另一个自己的回应。那他呢？他还好吗？”云梦寒死前只记得巫族大祭司将他抱起，努力想要救活他。 他死前最后一眼看到了倒立的世界，弥漫的黑烟，随后就彻底失去意识。而记忆融合后，云梦涵还没有见过巫族大祭司。他此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巫族大祭司，这辈子是他不配。云梦涵如今什么也不想了，只想让大祭司平安一生。巫族大祭司以身祭神，彻底消亡。 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再有他的存在。神像上的光芒变暗。说完这句后，彻底暗淡。他消失了。云梦寒无意识的喃喃道：“他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”第二日册封，天还没亮。 就有刻板端庄的魔女嬷嬷敲门，王妃，你该起了。他们敲门很久，里面都没有应答。嬷嬷忍无可忍，推门而入，发现卧房内竟是空的。嬷嬷上前摸了下床铺，讶然道：“是凉的，他早就出去了。”后院的灯火一间间亮起来，侍女们找遍了整个院子，连花园都找了。 还是没有看到云梦寒的身影，他们不敢大意，立刻去禀报叶崇玉。叶崇玉听说云梦寒失踪了，脸色顿沉。叶崇玉的修为远高于侍女，找人的能量也大得多。云梦寒修为低，身体弱，还没有令牌，他一个人出门跑不了多远的。果然，很快叶崇玉就在诛仙台上找到了云梦寒。 叶崇玉听到云梦涵站在诛仙台上，狠狠皱眉。他怎么跑去了那里？叶崇玉赶快赶到诛仙台。此刻诛仙台下已经围了许多人，碍于这是魔尊的正妃，侍卫们不敢上手拉，可是却有不少好事之人围在台下，不断对云梦涵指指点点。叶崇玉看到云梦涵只穿着一身薄薄的白色寝衣。 气得眼皮都跳动起来。他是魔尊的正妃，今日还是他的册封典礼。云梦寒，她怎么敢的？众人看到叶崇玉来了，无声的让开一条路。叶崇玉快步走到台上，按捺着怒气问：“你又在做什么？”云梦寒光脚踩在诛仙台上，身体随着崖底的风晃动，仿佛时刻要随风而去。 他望着远方，喃喃自语：“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我不忍心对一个孩子下手，最后死了一个村落。林青霄打压风雨尘等贵族，却让天界百姓安居乐业。” 如果牺牲少部分就能拯救大多数，那怎么做才是善？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叶崇玉皱眉，慢慢接近，试图把云梦涵拉回来。不要闹了，平白被别人看了笑话。快回来！云梦涵慢慢转身，他脚后跟紧挨着诛仙台边缘，稍有差池就会坠落。叶崇玉不敢再刺激他，说。 好了，我不会责备你。只要你回来，册封大典就继续进行。云梦涵以一种很奇怪的目光看着他。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回去呢？云梦涵，你……云梦涵拿出一柄尖刀抵到自己颈边，忽的将自己的长发全部斩断，黑色的发丝在空中飞舞。 没了长发，与梦涵原本楚楚可怜的脸，竟然显出些许决绝来。我今生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没有自己努力，而是总想着依靠男人。在中山的时候，我想依靠你；在梧州的时候，我想依靠风雨辰。 在妖界的时候，我想依靠红莲妖王。你们对我好，我就觉得你们是良人，值得我托付终身。所以，无论你对我做什么，我都不反抗。我甚至告诉我自己，你是为了我好。 可是，你们帮我的那些忙，明明靠我自己也可以轻易实现。云梦寒拿起尖刀，直直指向叶重玉：“你杀我孩儿，伤我身体，灭我亲友。” 今日，我断发明志，和你恩断义绝。你疯了！叶崇玉忍无可忍的骂了一句，在云梦寒不注意的时候，他忽的飞进，直接握住云梦寒的手腕。够了，我知道你有怨，等回去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我会用余生弥补你，可以吗？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